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呃，前面咱们讲，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当中啊，芬兰是胜利者，那躲开了这个苏联的魔爪。但是呢，芬兰的仨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命运。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号，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九月二十八号，苏德两国。 签订友好和边界条约，立陶宛呢也被转成了苏联的菜。苏联从德国那儿获得了承诺之后，立刻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对两个强盗恶邻的接近极为担忧。当时，这个苏联驻李家的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 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所以这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赶忙否认跟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啊，我们不是瓜分，我们是帮助，并且呢着手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啊，这有点跟大东亚共荣是一个意思，要求呢获得军队的进驻权啊，苏联军队来保护你们来啦，那咱们共存共荣。 是吧？苏联军队可好啦！不杀人，不抢粮食，不烧房子，不强拆。到了九月十九号，苏联借口波兰的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啊，它的安全呢，呃，由苏联来保卫。 那这鹰号潜艇是咋回事呢？啊，就是这个一艘叫鹰号的波兰潜艇。你这倒霉催的，这潜艇咋能叫鹰啊？潜艇应该叫带鱼号才对呢，是吧？因为这个鹰号波兰潜艇啊，一点意外的原因停泊到了塔林港。由于波兰是交战国，你停靠中立国的港口是要被解除武装的。但是波兰水平比较横。 趁着这个戒备松懈，是夺挺而逃，还劫持了两个爱沙尼亚水兵，就这么个简单个事儿。你说这爱你苏联哪根筋疼啊？啊，就算你跟波兰是交战国，那他也不是我们故意放走的，而大波波太厉害了。但是苏联不这么想，多好的借口！九月十九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正式向爱沙尼亚发出照会，并且提出。 由于爱沙尼亚当局不恪守中立立场，帮助波兰潜艇逃逸，因此苏联海军将进入爱沙尼亚海域搜寻波兰潜艇。就在当天晚上，蓄谋已久的苏联就派遣军舰进入爱沙尼亚海域巡逻，九架苏联飞机也沿着塔林海岸低空飞行。 由于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紧张，所以爱沙尼亚当局呢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就在这个苏联陈兵爱沙尼亚边境之际，莫洛托夫美其名曰邀请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谢利吉尔前往莫斯科洽谈最后的解决办法。他见到这个爱沙尼亚外长之后，直言不讳，啊，臭不要脸的说：“啊，老谢啊，谈谈啊啊！” 你看看，就潜艇这事儿说明了啥呀？你知道不啊？这就是爱沙尼亚政府啊，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你们由此产生的后果呀，严重了威胁了苏联的安全，所以你管不了，是不是啊？作为你们友好和平的近邻，是不是我们苏联应该替你们管管啊？啊！随后他。 啊，还所谓顺理成章的编织了一些细节，指责是爱沙尼亚政府协助波兰水兵修理潜艇，并且提供了补给弹药和燃油，最终帮助波兰潜艇逃离塔林，致使隐秘在大海中的波兰潜艇威胁了苏联船只的安全。然后在陈述完了这一事实之后，莫洛托夫趁热打铁，要求这位外长。 给爱沙尼亚总统或者内阁部长打电话，向他们陈述当前的利害关系，并且建议他们接受两国的互助条约。莫斯科当局为了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九月二十六号，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弗罗西洛夫命令苏军立刻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界集结兵力。 并且呢，在九月二十九号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在这个苏联军队的强大压力下，九月二十七号，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的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谈判过程当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障爱沙尼亚安定为由。 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驻军三万五千人的新要求，并且呢，要求爱沙尼亚方面立刻做出答复。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步步紧逼，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在九月二十八号，也就是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签订的那一天，订立了苏爱互助条约以及呢秘密协定书。 但是这个秘密协定书啊，对苏联驻军的人数和时机做了明确的规定。入驻需要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两万五。苏联成功的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般的不平等条约。苏爱所谓互助条约签署之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十月一号。 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跟苏联签约。你倒是想不同意呢？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赴莫斯科，在苏爱条约的模式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 我们就是需要在不动海岸建立基地这一个小小的要求，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者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跟你们没关系啊！这这啥强盗逻辑是吧？你俩打仗，你跑我这儿来防御。”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的来说，这是走向友好的一步，但是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呢，在苏联驻军人数上，苏联提出是五万人啊，要求过高，我们接待能力有限啊，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宾馆，连洗头房都对你们开放了，也住不下这么多人，我方需要慎重考虑，最起码得得得批点地，盖几栋房子吧。 但其实，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都心知肚明。十月三号，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看，而且没法向人民交代。啊，拉脱维亚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的保证对苏联的安全。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坚持要求把苏联驻军限制在两万人以下，以不超过这个拉军的人数。进驻的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就要撤回国。 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啊，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你考虑一下局势吧。啊，你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跟你谈是看得起你啊。”斯大林接着说了：“你们应该从最坏的形式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样做，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啊，斯大林整个一个，他应该说相声的啊，绕口令说啊，红鲤鱼、绿鲤鱼与驴，那就这水平，是吧？他劝慰代表团，说我们苏联驻军呐，啊，只是一支预防性的兵力啊，你还预防性，你咋不说是免疫性的啊？你打疫苗呢，是吧？所以，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更多是威胁，双方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内容呢，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 苏埃苏拉条约一签，就该轮到立陶宛了。根据这个苏德秘密协定啊，立陶宛本来是德国势力范围。九月二十八号，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把它列入苏联势力范围。三十号，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啊，到了十月三号，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艾条约啊为蓝本啊，邀请这个立陶宛外长啊到莫斯科谈判。 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有效期二十年啊！战时呢，苏联驻军五万人啊！立陶宛外长说：“你这个条约啊，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占领。”但是斯大林厚颜无耻的说：“啊，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啊！”莫洛托夫威胁爱沙尼亚签了，拉脱维亚也签了，你能怎么着？是吧？招苍跳下去了，唐卡也跳下去了，你能怎么着？如果立陶宛拒绝。 那么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因此在苏联压力下，立陶宛外长只能让步，但是也要求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两万三千人以下，只能驻扎在维尔诺地区啊。斯大林断然拒绝，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三万五千人，要不然保护力度不大啊。我们比较实在，是吧？要一斤给一斤半，给的量比较大啊。 谈完苏联的要求之后，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的问题提出了新建议。苏方完全不感冒，而且变本加厉的利用已经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你们得讲人权，你们得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比如需要我们苏联驻军，你们就应该尊重民意，是吧？是吧？我们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不？是吧？立陶宛人如果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啊！《真理报》其实这个报纸应该改名叫《谎言报》，那也不断的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给白俄罗斯啊！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所以在十月十号，中华民国国庆节这一天啊。 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以达到两万人。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他们签订的互助条约，啊，这样的强盗行径是敢怒不敢言。当然，他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 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意味着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则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坚的名声。那这名声太不好听了。互助条约签订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发展尚不明确，所以莫斯科当局呢采取谨慎观望政策。 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跟德国势力范围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何啊？如果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呢，苏联在波罗的海建地区的政策呢，只是区域性的，要服从全局。为此呢，苏联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内政。 啊，三九年这个十月十四号啊，莫洛托夫还致电驻考纳斯的全权代表，说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十月二十三号啊，这个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代表也发出了同样指示啊，你们应该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措。 十月二十五号，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干涉三国内政。啊，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言论和情绪的话，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的予以制止。到了四零年五月十号。 德军挥兵西进，卢和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立刻变脸儿，跟演川剧了，啪变了啊！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进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啊！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怎么写，想怎么改怎么改。 五月二十五号，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这整个一卢沟桥事变是吧？召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且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 坚决拒绝了跟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为了防止事态发展，一方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提出的一切要求，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且加强了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飞赴莫斯科，跟苏方谈判，力争呢能够解决冲突。 甚至应这个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啊，表达了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但是，苏联方面仍然不断的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反对苏联。其实，三国在三四年九月十二号啊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经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 而且呢，三国在这个苏联在跟三国签订互助条约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结果到了四零年六月十四号，苏联继续扩大压力。莫洛特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扎在立陶宛，粗暴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并且准备侵犯苏联边境，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 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中心。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以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十个小时之内作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 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的十五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立陶宛被迫就范之后，莫斯科当局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协定，要求两国立即成立新政府，同意苏联驻军，限令六个小时做出答复。 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来的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刻派特使吩咐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啊，也就是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和莫斯科代表的旨意。七月十四号，三国同时举举行了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到了八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五百八十六万人口。合并后，苏联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彻底摧毁三国的社会体系。方法非常简单，特别的战斗民族，特别的斯大林，是吧？那就是肉体消灭。 斯大林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啊叶若夫讲啊，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凡是在三国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官员和社会精英，悉数被捕并处决。以拉脱维亚为例，是吧？以前总统为首的一大批政府部长、军事领导人被逮捕，前总统呢被流放到高加索强制劳役，并且呢，四二年呢死在这个地方。 前苏联内务部官员就任李家的警备司令之后啊，就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呢列出了数百名人民公敌，凡是上了这些名单的人，全部枪决。这些反人类的暴行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同样上演。当然了。 你不能把肉体都消灭，你得留着人剥削呀！啊，头头脑脑的消灭就好了啊。所以，跟肉体消灭同时展开的啊，是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强制推行苏维埃化，所有的私营企业、银行无偿收归国有，农民土地全部被没收。更为悲惨的是，前苏联就是苏联政府勒令三国民众强制迁徙啊，以降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例。 从四一年六月十四号开始，苏联强迫一万五千名拉脱维亚人离开家园，迁徙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光在迁徙途中，就有数千人被杀害。几乎与此同时，一万名爱沙尼亚人和一万三千名立陶宛人，在苏联红军押送下被勒令迁徙到白俄罗斯。不过，这些人呢？ 因德国六月二十二号入侵苏联，因祸得福，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行进期间就占领了三国，押送的苏军还没有走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就被歼灭了。临近大国身边的小国想独善其身是很难的，尤其是夹在欧洲跟苏联之间，谁起冲突，都得从你那儿过，把你当势力范围啊！他们必须选边站队，但是啊。 原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波罗的海三国，实在是受不了苏联这一套，苦不堪言啊！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民众可以讲是单食胡浆以迎王师，非但不把德国人看成入侵者，反而看作是解放者。在苏德战争期间，三国人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朋友”的认识，积极组建军队。 编入德军党卫军与苏联红军作战，在德军撤退的时候啊，数万曾经在德军中服役的当地人拒绝放下武器，加入了被称为“森林兄弟”的地下军，在深山老林里与苏联红军打起了游击，甚至打到一九七八年，最后一位森林兄弟才战死。再坚持十二年，国家就独立了。到一九七八年。 波罗的海三国反抗苏联的烈火，才表面上被扑灭。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